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我最敬佩的人是医生，医生是忘我的，当他看到病人，从不想自己也有可能被传染。 只希望尽快为病人解除病痛。医生是坚强的，当他们看到在生死线上犹豫的病人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让病人赶快转危为安。医生是勇敢的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手术对医生来说每次都是挑战。医生是强大的，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无数人撑起一片蓝天。敬佩不是虚假的。 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名令人敬佩的医生。我要坚持自己的理想，并让理想变成现实。十一，医生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特质？十二，面对病人。 医生是怎样做的？十三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这是一家著名的公司，本次招聘一个人，报名应聘的却有六百多人。小陆通过了初试、笔试，顺利进入了复试阶段。公司老总将亲自出马，在五人中确定一名最终人选。复试的内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：上午参观公司，下午两点谈观后感。 五个人都不敢松懈，希望抓住在老总面前表现的好时机。下午两点，五个人准时来到会议室，等待老总的出现。两点半，老总姗姗来迟，却没有半句道歉的话。受尽怠慢的应聘者心里虽然不高兴，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，只是针对上午参观的情况争相发言，有的建议公司强化企业文化。 有的说公司的环境卫生不可忽视。小陆最后一个发言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老总，您今天迟到了半小时。”话一出口，满座皆惊。众人认为他无异于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。小陆却觉得，作为一个以管理严格著称的公司的老总，无故迟到半小时很不像话。大不了就是不被录用，真话总是要讲的。 再说了，这样下去肯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。谁都没有料到的是，当天晚上小陆就接到了公司的录用通知。原来迟半小时到场，正是老总的有意安排。十四，关于这家公司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五，关于小路以外的应聘者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六，关于老总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七，关于小鹿，可以知道什么？